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今天又请来了著名的会过日子的美女，哈哈哈，叶檀。叶檀，你看，人家一百块钱的衣服，能穿出一万块钱的感觉来，这真是。 经济学家，经济学家 <laughs> 没这没这种感觉，你不能当经济学家。过得很经济啊， <laughs> 叶叶叶谈。当然这件不是一百啊，这件是两百。 <laughs> 那个我们你很会估价啊，衣服。我们徐老师也是著名的不会过日子。我们徐老师他虽然不会过日子，但是他有有才学，有才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知道你在经济金融方面，今天我们得请教你。但是这个话题的起头。 要从我们一个文学教授，要给大家念一篇文章啊，不长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文章据说是惊为天人，但是咱俩都没听过啊。对对但是徐老师强烈推荐，说要给我们念一下。对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本来想放在十月一号，或者是甚至是十月十号，辛亥革命百年来读的。啊，这么伟大。现在 <laughs> 哎，现在呢，现在呢，就是因为有呃经济专家。我们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啊贡献一下， <laughs> 这个是我所见到的。 对中国最大的歌颂，甚至是在六六年呢，登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的时候，中国觉得世界革命中心的时候，我都没听到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称赞。但是来自于谁呢？来自于一个诺贝尔经济奖的一个得主，叫什么？呃，芝加哥大学的，叫呃福格尔啊，Robert。 呃呃，Fogger 哦，我认识他，在这个哦，我听说过，他在美国外交政策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一百二十三万亿美元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二零四零年？二零四零年会达到一百二十三万亿美元？这预言呢？哎，他是预言啊！你听听哈，我我们听听也舒服了，我从来没听到这么舒服。他到到那个时候呢。 中国的这个这个这个产值到那个数字呢？是2000年全球经济总产出的三倍。中国一个国家哈，中国的人这个人均收入将达到8.5万美金，是欧盟预期人均收入的两倍。我天呐，远远超过印度和日本。呃，生活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将是法国人的两倍。 那个时候，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百分之四十，是美国是百分之十四，欧盟只有百分之五。他的预期啊，你想想，啊中国百分之四十，然后他后面讲了一大套中国什么什么主义啊，什么什么主义啊，然后呢，他又又讲了分析中国人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啊，以及整整这一系列的情况，这个怎么会呃说他说中国的好处哈，说未来三十年。 中国的高中入学率会达到百分之一百，大学入学率会达到百分之五十。他说中国的年增长率百分之六啊，然后呢，他说中国会有大量的钱到澳大利亚，把差不多澳大利亚的什么都买下来了。他认为啊，三大铁矿都是咱们的。中国的七亿的农村经济将来会转，就是更加成为现在中国的农村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。他说以后这个数字会更扩大。 农村会扩大，哎，就是不农村扩大，就是农村经济的产值啊贡献。他说现在农村占现在中国的三分之一，但是随下来呢，他说这个会更扩大。但是他这样来说了以后，那等于是你想这个美国就变成中国的小很多了，那整个欧洲这个这个整差不多改变了，哎，这个世界就变化了，这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个局面。但最后他以为你在说梦话，哎，但但是他最后有一句话，他来解释说。 这个西方人来寻求理由，他说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。他说，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里边，嗯，有十八个世纪，中国是世界一号经济体。哦，中国人只是再次回到他们过去的地位而已。 哎呦，爽了吧？这福格儿 <laughs> 爽了吧？这这不是我编的哈，这也不是共产党拍出去的。福格儿，这个人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，在美国的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这么一篇从此我我看完了以后，我真是一半天都在爽啊。从此我们聘他做中国的智囊， <laughs> 是吧？是不是已经聘了？差不多 <laughs> 二零四零，当然对我们来说有点困难，要活到那阵，咱的心脏是，但是但是要能活到这一天，我。 几乎想象全世界就是就是人民币结算了啊！我要我预言的话，我说他本人也活不到那一天。 <laughs> 对对对，我说要我预言的话，我就预言到二零六零。反正大部分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过世了。哎，你你觉得他这个预言没到手吗？ 我跟他不熟，真不熟。 <laughs> 我跟你说，对他，但是这个这个预言是福格尔是代表了非常重要的一派，这一派就是是呃乐呃对于中国经济的极端乐观主义者。他们说这个再过几年中国的经济的总值就会现在已经是第二了嘛，然后就要超过就要超过美国，然后变变成全球第一了，对不对？二零。 二零到二零三零之间的什么时候左右，超过美国？对，那么它再推二十年，中国就变成美国的三倍了。它是以这个目前的速度这么计算出来的。但是，而且它是未来三十年，未来三十年里头，中国每年以百分之六的速度增长，而且是美国的三倍。到时候全球的 GDP 就得要有多少了呀？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。 但但反正我不管他，我不懂经济啊，我也不懂其他。但这是我从小到大关于中国的最伟大的一次预期了，至少我看到，我兴奋了好半天。你还有一种方法，你还有居心呢。 哎，我觉得他还有一种办法，我先说他，他先回到康熙朝去，然后坐着时光机器回去。那时候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全球第一，对那不第二名不知道甩出去多少。这在大唐盛世，咱也是全球第一。对，全球第一。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啊，那时候我们没海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没有郑和呀，我们郑和太监都把你打败了。咱咱太监跑出去，人家一朝贡，我们又没郑和，又没这样个殖民地。 对不对？又没把非洲算作我们的地方。哎这中国人爱好和平的象征啊！然后我们给你们送礼去，你说 <laughs> 这还？然后回过头来说，这个福格尔，他这个呃，他是以说中国能够顺利的进行这一次转型，然后中国未来以每年百分之平均百分之六的速度顺利增长三十年，然后。 全球不出任何大的战事，中国也不出任何的内乱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然后中国才可能这样。但是还有前提，就必须是美国的经济放缓。 欧洲的经济放，他把欧洲搞得是只有世界百分之五，所以欧洲就是到时候就是咱们看不上他，就是小兄弟。我正要请教你这问题啊，哦，这个好像已现端倪吧？现在感觉这个 LV 总部就搬到北京来了啊，欧欧洲经济这还是小问题哦，欧美不都日薄西山嘛？感觉就看咱们的了。 哎，现在是这样。意大利不被调低了吗？现在都快破产了。现在中国金砖四国全是救救世主啊！以前金砖四国我一开始啊，几年前这个大家觉得是个概念，没想到现在几个大字金光闪闪啊，谁缺钱都想到中国， <laughs> 都想到金砖四国。你想美国缺钱，当时说中国人要救美国，要买美债，然后这个欧洲欧债危机的前年去年。 啊，中国要买美债，要买什么欧洲的港口，要买欧债，要买意大利的国债，要买希腊国债。今年不是风雨飘摇了吗？所有的人说意大利都说，他说我跟中投谈过了。 他你看啊，他说跟中投谈过了，还没说中投同不同意呢。意大利的债券的价格已经上升了，当时就上升。他那给中国股现在还真是挺他他不是你在国内买就亏死了， <laughs> 他不是因为我们真的那么有钱，而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决策机构迅速，是不是？我们是有谁说了能卖就能卖，他们是要折腾半天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跟你说，意大利的债有多少呢？它的债务总额。 一点九万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的负债率是百分之一百二十，这个数字听着挺，就是我们说一般的负债率多少是正常的呢？百分之六十是正常的。啊。它等于说它超过了一倍，然后它的经济增速，它除了你说的奢侈品啊这些之外，也没有什么其他产业，所以它经济增速比较慢。 窟窿啊，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呢？而且他那个总理吧，又挺花边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个花边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他经济就搞不好吗？他他总理搞女人经济就搞不好吗？他他 <laughs> 一一一个人占八女啊，他他一床占八女，占八女。然后他有个格言呢，他他有空下来呢，他占八女空下来才管管国家的事情。 你知道他是情场得意，所以政场失意，是吧？他是自大国弱弱，腾腾腾腾弱养小妾，弱养 <laughs> 小妾 <laughs> 啊！所以所以这个国家大家都觉得，你看窟窿堵不上了吧？这么糟糕也没人去买他债。结果你看啊，金砖四国说，印度说，哎，我要想想，我说不定要买他债。巴西的财长说说有可能要买他债。 中，他再说跟中国谈过了，不得了了，他的债券价格就上去了。我看他最近那件事情啊，不是他的评级被调低了吗？啊，对，人家说你这个评级都被调低了，应该很糟糕吧？哎，当天欧元的汇率居然还上升了，收了一根阳线啊！那这为什么呢？就是大家都觉得，就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有背后撑着呀。哦，哎呀，我怎么听着这都是忽悠啊？ <laughs> 是吧？ <laughs> 这个看来这金融市场也都是忽悠。我跟你说，资本市场我们啊，说的好听点叫资本投资货币市场，讲的是预期，对不对？你预期，你比如说你买的这个股票，你预期它未来的增长速度，就像福格尔说的，这是这个公司未来增长年增长百分之十五，好，它股票就蹭蹭蹭往上涨，对不对？啊！但是它如果没实现，你回过头来想，这不忽悠吗？ 哎，我告诉你，不叫忽悠，叫预期。哦哦，原 <laughs> 来原来，原来明白 <laughs> 明白。赵本山那个小品名字叫预期， <laughs> 预期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再预期啊。哎，这福格尔咱得会会啊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他那个我们当然了，我们不能只听好话，虽然这个好话听得很开心，我们呢，因为。 这篇文章我是跟关于地沟油的报道是一起读的，好，所以这个两边呢两篇文章给我带来的冲击啊，冰火交织。 <laughs> 这个冲击非常大，你说这个理想跟现实，一方面我们将来会成为这么一个国家，这么美好。这咱身为中国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转一圈，要是真能赶上这么一个时代，我们从，呃，哎，我们从文革那种局面到今天走到这样的地步，假如真的三十年后，即便他说的只到一半吧，你就直到哎直到这样，那我们已经觉得非常荣幸了。但同时现实呢是地沟油的那个，那是现实，我们刚刚吃进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们得思考，你要仔细。 细读他的文章呢，他其实不是清华，他是中国威胁论。啊，他的核心的讲法就是：你美国的政治家，你还在这里做梦吧？啊，你们还在这里挣一点小利吧？人家已经是这样了，他他管我们那个强大的中国，哎哎哎，他你想他再过几年，他就是你的；再过几十年，他就是你的三倍了。 啊，然后你看，他已经要把澳大利亚都都都很多东西都买下去了，所以他的动机其实并不是为我好。我回过头来，我再接上你的话啊，咱们来说一说这个美国威胁论和中国的风风险。你看他看着你觉得很好，我看乐观的东西都看得很好，这种数字看得很多。但是你回过头来想，你想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，沿海中小企业倒闭了吧？嗯，地沟油到处横行吧？对不对？然后你说这个呃企业转型，然后国企。 中野恒通一个企业就亏了五十多亿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利比亚中国水电最近要上市，他在利比亚又亏了几十亿吧。哦。所以你看起来全呀，对呀，他。 谁让他盯不住，不听咱们张 <laughs> 张召忠张召忠教授的话，盯不住，所以中国又亏了几十亿， <laughs> 有可能现在还是亏。没有聘张超忠 <laughs> 当他的智囊。哎，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形势啊，咱真是不把握啊。哎，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激荡风雷激。风雷激是吧？我怎么现在看他们那个报纸讲啊，什么参考消息啊，确实讲说欧洲现在这个金融危机啊，是不好。 是真的，而且呢，我这咱们都不意识到，当年就是雷曼兄弟倒闭这回金融危机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哈。这次他们说呀，一点不比那个轻，就好像上次是“七的夸嚓”，这次说是比较慢的，呃，但是探底，说是好像是很非常严重。他被被这是他专家了，就怎么会被希腊这个意大利拖的？他是这样的，就是他。 这一次，他本来呢，大家货币都很多，日子都过得都很多，都很好。然后你去借债也借得到，你你的原来的债务再大也不是问题，反正你可以借债借得到，大家日子都很好过，对不对？老百姓照样消费，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。这时候你发觉你再去借钱的时候，你本来一大堆债务，你的债务没有减少，而且利息还在增加，因为它货币在紧缩，相当于你还的钱要多了。但是呢，你这时候去借债借不到了，你到处去发行债券，你发不出去了。 然后你发觉每年的赤字那么大，然后你要过紧日子了。你要过紧日子的时候，然后这时候老百姓到处到处抗议。你发觉失业率，他们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，有的高达百分之三十。 年轻人，所以大家都没办法。对，在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理想社会要付出的代价？因为相对来说，欧洲的社会状态啊，这个是它是非常高度的理想，高福利，现代化，超前付出的代价啊，超前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说假话付出的代价。我认为是。你想啊，像希腊这些国家，他原来他按他的条件，他不应该加入欧元区的，他不达标，我跟你说就不及格。 这个在后头呢，他不应该进欧元区的，他不符合这个里斯本条约。你不能挤进这个富人富人的俱乐部，硬挤进去。他硬挤进，而且他把这些涂脂抹粉，晚上坐着南瓜车就去了。他涂脂抹粉，然后呢，高盛给他做了一些金融衍生品，那些做了之后，他数据全达标了。 嗯，哎呦，非常漂亮。这听着不是跟有些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差不多吗？对， <laughs> 就是中国概念股的一个一个样子，完全一样。所以他现在他再涂脂抹粉不行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就是金融危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。啊，这时候你发觉他的脂粉全部都退掉了，退掉之后你发觉他还钱是实实在在的呀。 借钱是实实在在的呀，就没有办法。这个你刚才提到高盛，我真不懂，我请教一下。就是这个文章里面他也提到，他说李德林的《高盛阴谋》在中国是畅销书，他的中文读者喜欢他生动的描述，高盛像一头东北虎，知道什么时候掐你的脖子。中国在玩一个更高明的游戏，就像什么美国作家说的那样，中国缠住高盛面孔的吸血乌贼，啊，在无情的吸取高盛的资本人脉，什么什么什么榨光高，这是这高盛是诺贝尔。 文学家，这这这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另外一个人的文章，另外一个人文章。不是，这是这样。高盛就是怎么回事？这叫做互相怕，你知道吧？中国人看西方的金融机构，觉得个个都吃人的老虎，他都要来吃自己。尤其是最近像什么苏格兰银行什么，在中国的这个银行业，他买了原始股赚了很多钱，中国人一看更怕了，你不去吸血鬼吗？然后呢，西方人觉得怕。 你看，你把你的技术拿过去了，你把你的管理拿过去了，中国人模仿起来能力那是世界一级强。你有一天他就突然的，我们什么优势都不存在了，所以世界就是中国的。所以你叫叫做互相看不对眼，互相怕。然后中国人还有一种心态，就是现在有一种心态是。 就全是阴谋，就觉得西方人做什么都是阴谋。我的天哪，也不全是这样子。有一部分是阳谋，有一部分是摆明的。市场就这样。不是最近瑞银亏了二十三亿美元嘛？就是做金融衍生品，对他们亏钱我很高兴。 <laughs> 然后他他那个他就是到最后啊，因为你中国人不买。 投资者不买，他很多时候他说我要做一个产品，我自己来买。然后他后台那帮这个交易员，那都一个个是狼啊！他只要我的年底分红有多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盈利是多少？然后他就造一些假账。 造一些假象之后，你会发觉，哇，他到最后就是自己也把自己兜进去了。所以这时候就不是阴谋的问题，而是他他的那个体制就像背后有头狼追着你，你拼命的跑，你要拼命赚钱。到年底你花红分的最多，你就是这个公司里当之无愧的英雄。你怎么赚的？没人管你。哎呦，异化，异化。所以这个投行啊，我总觉得他们这是人类异化的这报应。 最后就是报应，也不能骂投行。趁机会骂两句 <laughs> 反正咱三人一点广告之后见。 不是你老说这国际上放债的哈？我那天在那晚参考消息里我还看着说中国的，说中国的这个什么银行啊，给这个中小企业啊，现在完全不不就不可能贷到款的，绝不给你钱的，绝不给你钱。但是呢，说是在温州那边，说温州那边都是什么呢？放高利贷的，呃，这个这个放呃什么四分六分放高利贷，那里的这个企业民营企业就是靠这个，它才能必须有资金。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啊？ 说甚至银行给这些个高利贷放贷，你没看错，是真的。是的，正规的银行，银行给钱庄放贷吗？不是银行给钱庄放贷，就是银行有的是银行里面的人弄出点钱来，然后去参与高利贷，他银行也能得利，自己也能得厚利。你明白吗？这个放高利贷的他更保值、更升值，银行宁愿更相信他。对对，我要是借高利贷的话，我知道你是。 银行里边的副行长，我肯定问你借了，这多有保障。我劝你啊，我劝你啊，高利贷已经快断了，已经有人自焚啊，什么都有了。是是是是。就是现在，你知道高利贷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江苏泗洪，你应该知道这个，呃，很穷的一个很穷的一个县，那个地方很穷的乡，很穷县，突然人人开宝马，一夜之间。 都变成富裕之乡，人人唱着山歌，吃吃着火锅，然后开着宝马 <laughs> 在那溜来溜去。估计那个那诺贝尔奖得主就到那边去过， <laughs> 到那儿去过了，所以他得出的结论非常之乐观。但是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崩盘了，人人那个宝马也抵押出去了，也开不了宝马了。都是借高利贷买宝买宝马。他就是他把自己的那，比如说你有你多了没有？不，四十万、五十万或者六十万，我把我的吃饭的本钱全都拿出来。 然后去参与这个链条，你的上家跟你说我给你几分利，或者甚至我给你一毛的利，你放不放？我就把是那个老本都拿出来，然后去放，放了之后你发觉哇，太能赚钱了。对。然后你就你赚了五十万之后，你就去买个宝马，或者你去贷款去买个宝马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呀。哎，他们老说这个资金链就一断就完蛋，怎么会断呢？就是我跟你说，你借到哪儿去？ 你借到哪去？民营企业，比如说你高利贷啊，民营企业还不上了。你你第一，你借给民企，民营企业现在的净利润百分之三已经很好了，百分之三。因为劳动力涨得很厉害。对，在浙江那边，最便宜的劳动力都是三千了。民营企业一定破产。就好比说我银行为什么不贷给你这个中小企业、民营企业？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利润率很低，我所以我不信你嘛，所以我不信你能还嘛。对。但为什么放高利贷的就信他能还呢？放高利贷，他养了一帮打手，你不还，我把你家给扒了。 而且高利贷也是一种赌博啊。 他完全可能收不回来，就是。所以，我为了多赚那个钱，我也付出我的代价。我要养军队，我 <laughs> 不军队， <laughs> 我也养我的保安，你现在， <laughs> 对不对啊？对，是的，呃，你说的是真的。就是这样。你要想想高利贷主，他不是。到浙江沿海的一个县里去啊，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游手好闲，住在他们最好的宾馆里头。然后我说：“哎，你们怎么本地人住宾馆游手好闲在干嘛？”他说：“你知道这些人干嘛的？全是那些高利贷公司养的人。”对。哎呦。 民兵啊！ <laughs> 这个这个经济问题 <laughs> 导致了政治问题，政治问题解决不了就用军事问题，这不是基本道理。而且到最后的话，他主要放贷的地方是第一个是这个房地产，第二个是赌博的人。放给赌博的人。对。哎呦，那不是了好我们那个戴耳洞了吗？嗯，是的，他他们查过温州的主要的流向。接着，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 不来也是不行的。就是说，国呃，是国内的国。